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九十三集。云梦涵本能感觉到自己又被素隐月算计了，他立即要拦住报信的丫鬟，可是却被其他丫鬟拉住。云梦涵还没有摆脱。 就发现报信丫鬟自己晕倒了，云梦涵惊讶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素隐月脸色一瞬间肃穆起来，冷喝道：“是谁？”云梦涵想到什么，惊喜道：“重玉，是你吗？什么叶重玉？”洛寒从门外走入，悠悠扫了这几个女人一眼：“他现在正在前面左拥右抱，好不快活，哪里还记得你们？” 分明是我。云梦涵和素隐月都没想到，竟然是洛寒。看到他，刚才还剑拔弩张的两人都收敛起来了。素隐月警惕的望着洛寒，问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素隐月不怕父母，不怕魔族，不怕叶重玉，云梦涵更是不在他的眼睛里。但唯独对上洛寒，素隐月不敢放肆。这个女子带给他深深的忌惮。 没有人能说出洛寒来自哪里，父母何方，仿佛在某一天，他就突然出现在林青霄身边，而且每次相见，洛寒的实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飞升。素隐月记得第一次见洛寒时，他连御剑飞行都不会，还得靠林青霄保护。在中山面对亚雨时，洛涵第一次学习束缚术，但是之后，他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。 实力飞速上涨，等到了希尔米海时，素隐月已经不敌洛寒了。谁能相信这整个过程就发生在六个月内啊到现在，洛寒出现不过三年，素隐月已经探不到洛寒修为的深浅了。这说明洛寒的修为已经远远超过素隐月，甚至超了至少一个大等级，以至于素隐月都无法理解洛寒所在的境界，就真的很离谱。 这样一个人来历捉摸不定，能力捉摸不定，连态度也捉摸不定，苏隐月很难不忌惮他。洛寒绕开地上晕倒的魔族，一挥手，大殿中其他侍女也纷纷昏睡。眨眼间，屋内只剩下云梦涵、素隐月两个清醒的人。他们两人都紧绷起来，而洛寒仿佛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些多么可怕的事情一般。 不紧不慢的说道：“叶崇玉在前面和魔女动手动脚，你们却在这里相互攻击，你们谁是第三者？我不予置评。我只想说，无论谁是后来者，都和叶崇玉脱不开关系。既然要骂，你们为什么不去骂叶崇玉？”苏隐月脸色铁青，抿唇不语。云梦寒拧着眉，慢慢说道：“这是我们的家事。” 洛姑娘，你是外人，你不知道其中原委，自然不会懂的。洛寒点了点头，了然道：“我懂了，难怪他无所忌惮，原来都是你们给惯出来的。你们三个能走到现在，都是相互选择，谁也别说谁。这样也挺好的。叶崇玉是个好男人，麻烦二位务必收好。”素隐月和云梦涵自从洛寒出现后，脸色就都很不好。 素隐月素来以血统为傲，后来被洛寒在修为上暴击。云梦寒一心情情爱爱，然而他可望不可及的高山月却对洛寒情根深重。他们两人被洛寒在不同维度上痛击。说实话，两人都不想面对洛寒。素隐月冷着脸问：“今日是表哥成婚，洛姑娘不在前面参宴，跑到后院来做什么？” 来做什么？洛寒对素隐月笑了笑。这时候，前面响起一道清越的信号弹声。洛寒身形瞬间变换，一瞬间逼近素隐月。好问题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婚宴前厅，林青霄坐在仙界席位上，瞩目非常。魔族来客，许多人都在偷偷谈论他。在场的魔族女子见了，个个跃跃欲试，想要上前搭讪。 终于有一个女子率先上前提着酒壶走近，林家主一个人坐着多无聊，我陪家主喝一杯吧。她身材凹凸有致，脸蛋魅惑撩人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她还没走近，就被守在最外面的仙族弟子拦住了。魔女看了看拦在自己身前的剑，斜斜睨了仙族弟子一眼，嗔怪问：“林家主。”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青霄神色冷清说：“多谢，但是我不喝酒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魔女的脸拉下来，在这种宴会上，还有人真是为了吃饭喝酒来的吗？魔女身形一晃，越过弟子的长剑，轻轻松松走到里面。天底下竟然还有不喝酒的男人？林家主不喜欢喝酒。 那我们随便聊聊也行。两边的弟子看到魔女竟然走了进来，纷纷皱眉，作势要上前将她拦住。林青霄轻轻抬了下手，示意他们下去。能不动声色的闪开弟子的阻拦，可见修为不低。既然如此，就算再多弟子上前也毫无用处。不让他打消念头，他是不会走的。魔女看到，嘴边露出得意的微笑。 他想要靠到林青霄身边，但是还没走入林青霄三步内，就被一道冰墙拦住了。你有什么话，站在这个位置上说就可以。说吧，何事？魔女在魔界无往不利，此番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被林青霄下脸面，心中不爽，面上也半真半假的带出些嗔怒。家主，你读圣贤书读傻了不成？ 这个距离说话，哪里听得清？林青霄点点头，看来无事可说。既然你喜欢这个位置，那请自便。林青霄说着就站起身，拂袖朝殿外走去。林青霄一身白色锦衣，广袖微仪身形颀长，雅致又清贵。他从宴会厅中穿过。 仿佛一道光划过黑沉沉的魔族宫殿，场中许多人都忍不住回头看他。雷烈王正站在门口迎客，他看到林青霄朝他走来，稀奇道：“哟，林家主，你来找我有事吗？”林青霄停在雷烈王身前，目光平静，不便喜怒。确实有一件事情，想请雷烈王商议一二。雷二受罚。 殿内守卫的职缺了一个，雷巴终于找到机会补上。雷巴先前因为在大明城丢了一块诛仙石，回来后被雷烈王惩罚，幸好不算重，让他捡了一条命回来。他伤好后一直游离在外围，今日终于接到像样的任务，他眼睛都不眨地盯着殿内，不敢再出丝毫差错。仙族并不在雷巴的负责区域内。 雷巴不敢走神全程没有往先祖那边张望。后来林青霄穿越大殿，许多人朝那个方向望去，雷巴也没忍住，抬头看了一眼。他抬头时，林青霄广袖压在白衣上，正从黑压压的大殿中翩然走过。这一眼，带给雷巴无与伦比的熟悉感。雷巴怔怔许久。 直到林青霄停在雷烈王身边，殿外灯光朦胧，将林青霄的背影清晰地勾勒出来。雷巴脑子里倏地划过一道惊雷：“是他！难怪我总觉得眼熟，原来在大明城的时候，我曾在黑市里看到过类似背影。那天黑市里，竟然真的有现族卧底，而且还是林青霄！”雷巴猛地意识到不对劲儿。 张口想提醒雷烈王有危险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林青霄毫无预兆的出手，雷烈王本能反击，但还是被林青霄打了个出其不意，才几个回合就被制住了。与此同时，雷烈王府上空响起一个明亮的信号弹，发出清越的淫笑声。现在，就算再没脑子的人也知道情况有变，宴会上骤然大乱，许多人纷纷起身。 将杯盏摔了一地，高台上的舞女一哄而散，连衣衫半解的魔女也顾不得调情了，随便从地上捡了件衣服披到身上就跑。叶崇玉在敬酒中被打乱，他看到门口的情况，扔下杯盏，沉着脸问道：“这里是魔界，你想要做什么？”叶崇玉的声音中蕴含了法力，洪亮高亢，一下子就将乱糟糟的宴会大厅压了过去。 叶崇玉身着黑衣，站在华丽黑暗的殿宇深处，而林青霄一身广袖白衣，立于晃晃悠悠的灯光下，隔着半个大殿和叶崇玉相对。道路中间的红毯已经被踩得乱七八糟，周围一派狼藉。林青霄控制着雷烈王，悠然道：“不做什么，请雷烈王去天界谈谈吧。”“谈谈。”叶崇玉冷笑说：“哼。” 雷烈王乃是魔域之王，你劫持魔王，就不怕得罪魔界？魔界偷偷猎杀仙族建造地宫时，怎么不怕得罪天界了？林崇玉脸色冷清，声音如冰碎玉。他的话引起魔族大哗，许多人觉得林青霄在凭空捏造，少部分人回头问随从雷烈城最近发生了什么，只有雷烈王府的人脸上同时露出震惊之色。 雷三脸色大变，失声道：“不好！”他话音刚落，王府花园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仿佛是什么地方塌了。远远的，一个魔仆慌张的声音传来：“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地宫塌方了，里面跑出来好多仙族。”魔仆跑过来，看到前厅的情况，骤然失声。宴会厅中，其他人已经听到魔仆的话。 他们交头接耳，纷纷和相熟的人打听消息。什么地宫？雷厉王做了什么呀？叶重玉、林青霄冷清的声音响起。他一说话，乱糟糟的大殿又安静下来。林青霄隔着长长的大殿，如陌生人般看着里面的人。你身为先祖，却堕仙叛魔，帮助魔族残害曾经的同胞。你的修为里进了多少同族的血？ 你如今享用的这一切，又是以多少无辜仙族的性命为代价？背叛者不得好死！以后无论你躲到哪里，我必亲手杀之。林青霄说完后，后院也亮起信号弹。林青霄使眼色，示意众弟子们撤。林青霄说完后，众多攻击接踵而至。这是魔族的地盘，林青霄孤身深入魔界就已经够胡闹的了。 现在还想在众多魔族眼皮子底下将雷烈王劫走，恐怕在场魔人不能答应。林青霄早就有所准备，仙族队伍中的人有序组队，有的掩护，有的开道，训练有素的往外撤退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